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：九月流火，第一百三十九集。巨大的石块被炸得粉碎，噼里啪啦往外飞溅。洛寒看着，抽了口凉气：“这是谁啊？下手这么狠！” 这要是落在人身上，就算神躯也吃不消吧。洛寒没有乱动，赶紧表明身份。我是先祖这边的人，都是自己人，不必动手。身后的人没有回话，他不动，洛寒也不敢动，免得被人误会。片刻后，他的声音缓慢响起：“洛寒，这个声音。”洛寒惊讶，倏地回身。 林清霄站在不远处一座小山丘上，他身上穿着全副银色铠甲，手中握着长长的九霄剑，九霄剑剑刃散发着无形的威压，隔着这么远，洛寒都能感受到上面的杀气。这是杀了多少魔族，才会积累出这么浓重的杀气、怨气？洛寒第一眼被九霄剑吸引走，第二眼才留意到林清霄。 她容貌未变，依然是那般清冷美貌的样子，可是现在任谁都不会把现在的她和刚来时的她认成同一个人了。洛寒接触到她的眼神，心中狠狠一惊。现在到底是什么时候？我是不是无意中误入了时空隧道？这到底是哪个战场？林清霄现在的眼神和我从仙魔大战离开时那位天帝的眼神一模一样，眼前这个。 到底是林清霄，还是已经黑化的天帝？洛寒表情微变，他都没注意，他微微往后撤了一步，这是戒备、警惕、准备攻击的姿态。林清霄长久望着洛寒，他刚看到他的时候，以为自己又遇上了魔族。这些年，时常有魔族假扮成洛寒出现在他面前。林清霄挥剑斩杀了无数个长着他的脸的魔族。 他杀人的动作越来越麻木，心中那一丁点希望也越来越渺茫。今日他又看到相似的背影，他反射性的挥剑击去，他以为这又是一个重复过无数遍的假象。可是这次，他的剑光穿过那个女子，突兀的出现在另一个和他剑势完全相反的方向。女子毫发无伤，还说都是自己人。林青霄停了良久 不敢相信这一天来的如此突然，他以为他等不到他了，等待了太久，突然见到真人，连喜悦都变得畏首畏尾。他真的回来了吗？这一切是真的吗？还不等林青霄内心的喜悦破土而出，他看到洛寒回头，看到他的那一瞬间，眼神一下子变得戒备紧绷。林青霄的心情倏地沉下去。 还未升起的喜悦，也骤然夭折。他们两人对视良久，可能并不久，可是对洛寒来说，这几秒却漫长极了。后面传来士兵呼唤林青霄的声音，林青霄极轻的笑了笑，问：“你怎么了？”这句话说出来，洛寒从中捕捉到许多他熟悉的气息。 <laughs> 太好了。 他还是那个被我从绝灵深渊带回来，与我相处了很久的年轻林清霄。洛寒无形松了口气，走上前说道：“ <laughs> 没事，我刚才没看清，把你认成其他人了。”洛寒以为这个话题就可以结束了。林青霄虽然冰雪聪明，但是并不是一个主动的人，只要他没有明说，他根本不会刨根问底。然而这次，林青霄缓慢收了剑。 低声问：“谁？”洛寒一噎，被惊到了。许是看到洛寒的表情，林青霄笑了笑，主动结束这个话题：“无妨，你回来了就好。”林青霄说完，洛寒心中那种奇怪的感觉又回来了。洛寒对此刻的状况有些摸不着头脑。说实话，现在的林青霄和洛寒认知里的林青霄有很大的不同。 对他来说，时光仿佛还停留在林青霄陪他买杯子，然后他们在山脚告别。后来，洛寒不慎掉入虚空域，虚空域无光无声，洛寒的时间概念非常模糊，他觉得自己只是偶然出了趟远门，很快就回来了。他记忆中的林青霄细心、冷淡、固执又认真，有些时候还会很脆弱敏感。 绝对不会如现在一般，身边自然而然散布着威压，会不动声色的追究，也会风轻云淡的圆场。这何止是不一样呢？这简直是换了个人呢！林青霄见他有些拘谨，没有多说，而是说：“西恒神找了你很久，荣城和虚神也在记挂你的去向。我先带你去见他们吧。”洛寒点头：“好。” 林青霄率先转身，洛寒跟上。他身上带着锐利的杀伐之气，洛寒无意识落后一步，没有再如往常那般走到他身边。洛寒越过那片高地，才意识到有很多人在等林青霄。众多士兵全部披挂，严阵以待，似乎要去做什么任务，正等着长官下达指令。洛寒明白过来了，林青霄今日另有任务，遇到他纯属巧合。 洛寒立即开口说：“我自己去就好了，你先去忙你的。”这次林清霄不假思索说：“不，无论你去哪里，我陪着你去。”这是他五百年前就应该回复的答案。五百年前他错了一次，这一次他再不会犯同样的错误。洛寒争冲，想到他经历的时间和自己不同，最终没有反驳。 林清霄是严以律己、宽以待人的那种人，他对自己的要求极高，一旦出现什么错误，他会全部归因于自己。洛寒被时空缝隙吞噬，一方面是巧合，另一方面也是他自己照出了时空缝隙。但无论如何，这些都和林清霄没有关系。然而看他现在的表现，恐怕他内疚了很久吧。洛寒觉得现在的林清霄不太一样。 他不是很敢刺激他，便由着他安排。林清霄示意洛寒稍等，他将一个副将模样的人叫进来，一条条交代。洛寒发现林清霄无论做下属还是做上司，都是最受欢迎的那种。做下属时，办事认真，条理分明；做上司时，权责明晰，交代事情一条接一条，都已经安排妥当，下面人只需要拿着任务单照办即可。 洛寒站在一边，自觉的避开视线，不去听林青霄军中的攻势。但是不可避免的，还有些零零散散的声音传入他耳朵。对洛寒来说，他才离开一年，而且这一年基本没听到什么声音，所以他对出事前遇到的人和事儿还记忆犹新。刚才看脸没看出来，但是这个声音，不是小泽吗？洛寒转过视线。 惊讶的打量另一个人，没错，现在仔细看，他脸上还能分辨出曾经小泽的影子。只不过五百年过去，曾经的半大少年长为了成年男子，脸部轮廓发生巨大变化，整个人的气质更是截然不同。所以洛涵一开始才没认出来。在山路上遇到的老者，因为没有交集，洛涵的感触还不深。现在遇到了熟悉的人，洛涵终于意识到。 原来已经很多年过去了，孩童已经垂垂老矣，当年跳脱的半大少年也变成了沉稳严肃的高大男子。洛寒心中无声的叹了口气，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容颜永驻，越是强大的人，其实看起来越年轻。先族虽然全民修炼，但是每个人的天赋并不一样。 仙界最多的还是天赋一般、血脉平平无奇、努力也不高不低的普通人。这些人如同凡间的百姓一样，他们才是仙界的大多数。如果说小泽算是凡间的权贵，那方才那个老者就是平民百姓。小泽容颜不老，修为越来越高，可是老者却经历着正常的生老病死、悲欢离合。 此刻，老者也到了叶落归根的时候。只不过，老者毕竟有先祖的底子，寿命比凡间普通百姓长了很多。有生就有死，如果仙界所有人都能靠修炼长生不老，那新生儿不断出生，其他人却从不死亡，仙界早就崩溃了。只有极少数有天赋、也有努力的人，才可以追求长生。 林清霄很快就将事情交代完，如今小泽已经是他的副官，个人名下军功无数，林清霄不在场，让他暂待片刻不成问题。小泽抱拳应下，转身时他实在没忍住，借着动作飞快的瞥了洛寒一眼。这，真的是洛寒神？林清霄找了这么多年，终于找到了。明明该恭喜林清霄 可是小泽莫名觉得难过。整整五百年呐，终于等到了。而且看荣成神的意思，林青霄并不是这里的人。那他一人羁留在此，岂不是更孤单了？小泽只看了一眼，不敢再看，利落的跑到阵营，很快就将队伍带走了。那么大的队伍行进时一点杂音都没有，利落整齐，铿锵有力。 可见治军主帅极严。等队伍走后，洛寒对林清霄说：“刚才那位是小泽吗？他变了很多，我差点都不敢认了。”林清霄点头：“是的。战争时代，他自然该成长的。”洛寒顿了一下，最后还是顺从本心说了出来：“你也成长了很多。”他刚见他第一面，都差点认错。 林青霄不知可否的笑了笑，说：“走吧，我带你去见西恒神和贺虚神。荣辰神在另一条战线，今日恐怕是见不到的。”林青霄突然折返营地，贺虚差点以为发生了什么大事儿。等到看到他身边的女子，心道：果然发生了大事儿，这可比战局变化都刺激啊！各位小耳朵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期更精彩。